上一讲啊，咱们说这个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号凌晨，法西斯德国以三个集团军群、九个集团军、五百五十万人的兵力，在北起波罗的海、南到黑海数千公里的战线上，对苏联呢发动了全面的突袭。德军的攻势啊，真称得上是摧枯拉朽、势如破竹。 几乎就没有遇到苏联军队像样的抵抗，边境线上的这个苏联军队上西方面军是吧？这个西南方面军几乎全部是崩溃状态。但是呢，在漫长的这个苏联国境线上，不是说所有的苏军部队都土崩瓦解了，有一个离边界就一俄里的地方坚守了很久，这就是布列斯特要塞。 而且呢，这个布列斯特要塞不是什么现代化的这个钢筋水泥的工事，而是一座古老的要塞，十九世纪时候沙皇时候修的要塞。那么，苏联的守备部队之所以能够在这个要塞坚守这么久，主要并不是依靠工事和武器，而是钢铁的意志。布列斯特在白俄罗斯和波兰交界的布格河东岸。 是连接华沙到莫斯科啊，以及这个立陶宛、西白俄罗斯、西乌克兰的交通要塞，呃，非常悠久的一座历史古城。它的名字最早出现在欧洲史籍当中，是一零一七年，那中国北宋的时候。由于它这个城市的这个特殊地理位置，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十一世纪，这个要塞呢被这个基辅罗斯，就是琉璃克王朝占领啊。到一三一九年。 被立陶宛占领啊，然后开始改名叫这个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一五六九年归属波兰立陶宛王国，到了一七九五年，这个要塞呢又被当时的沙俄名将苏沃洛夫元帅占领，从此呢该城就并入到了俄罗斯的版图。到了二十世纪初，沙俄在布列斯特旧城的这个城址上啊建造了俄国第一流的要塞。为了建造这个要塞。 原来的布列斯特老城就搬迁到了要塞以东三公里的这么一个地方。到了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啊，这是布列斯特要塞永垂史册的第一回。当时的俄国为了结束战争，列宁领导下的苏维埃俄国在这儿呢跟德国谈判，签订了咱们在第一讲讲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合约，那么退出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啊，然后苏俄专心国内战争，整顿军力，赢得这个喘息时间。俄国呢也摆脱了两线作战这个危机，一路向西。因此，布列斯特闻名于世啊，就是列宁，列宁命好嘛，是吧？你跟一个这个即将战败的国家签订了这么一个条约啊，不像我们李中堂啊，这个点儿背，悲催，老跟强国签约是吧？跟小日本签，跟八国联军签，你改变不了了。到了一九一九年。 老毛子跟大波波发生了战争啊，就是苏波战争爆发，波兰占领了布列斯特。转过来年，波兰怂了，苏俄军队在图哈切夫斯基的领导下打败了波兰军队，然后就把这个地儿又给夺回来了。其实这个地儿你说是谁的，这不好说啊。他就跟那个阿尔萨斯洛林似的，几次转手，在这个德法之间来回转，这个地方也是俄波之间来回转。 苏军呢，在这个一九二零年夺回了这个要塞啊，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并且呢一路打到了华沙城下。但是因为这个各种原因吧，比如说图哈切夫斯基轻敌啊，斯大林支援不利啊，波兰军队当月啊在华沙城下大败这个苏俄军队。那如果在网上搜一搜，就是有一个波兰拍的电影叫《华沙城下》，啊，拍的挺好的，对这段历史有一个深刻的反应啊。因为这跟二战比较远，咱就不在这儿展开了说了。 然后波军反攻，又重新占领了这个布列斯特。这件事儿，苏俄一直是耿耿于怀的啊，觉得这个波兰，你小子，你你等着是吧？你你小样你你等着是吧？你别看你今天闹得欢，我明天让你拉清单是吧？历史上我能瓜分过你三次是吧？我就有第四次啊，我非灭了你不可。所以到了三九年，德国侵略波兰啊，苏军根据臭名昭著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当中的秘密条款。 发动了西白俄罗斯解放进军，跟德国一块儿瓜分了波兰。打完了之后，两个独裁强盗那在布列斯特要塞会师了。已经占领了这个要塞的德军古德里安部，根据协议从这儿撤退。当时两国的军官还在这儿拍了这个甜蜜的合影，是吧？这是苏德两国的蜜月期嘛，是吧？举行婚礼是吧？欢庆典礼一块阅兵，真跟结婚那个场面差不多。 打这儿之后，布列斯特要塞就成了苏联领土。纳粹和这个苏联在这儿以布格河为界，划分了这个备战波兰领土。其实，斯大林比希特勒还多得了三千平方公里的波兰领土。那么，这个布列斯特要塞啊，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它就是拥有一座坚不可摧的要塞，紧紧扼守交通要道。从地形上看。 要塞的北面是茂密的原始森林，南面是沼泽，都不利于机械化部队的展开。而且呢，你也绕不过去啊！就是说，为什么你看这个历史上所有向俄罗斯发动进攻的，都不能一线进攻，必须要合兵绕？就是因为正对着它的是一个著名的这个普里皮亚季沼泽，这个大沼泽你只能从两边绕。 是过不去的，是吧？所以不利于机械化部队的展开，因此呢，只能拿下它，德军的机械化部队才能顺利前进。早在1833年啊，大清道光十三年，这个要塞开始修建，经过多次扩展修筑啊，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筑垒防御工事。整个这个要塞这个地方啊，在它是建在这个布格河和人工运河分割开的四个独立的小岛上。 中心城堡是位于这个整个筑垒地域的中心，然后这个西南、正南、北方各个地方都有这个要塞做屏障。啊四周被河流包围，要塞跟要塞之间用桥梁或者城门连接，是易守难攻。当这个苏联重新占领了布列斯特之后，由于这个布格河成为了界河啊，所以往前几公里就不属于苏联领土了。 因此呢，苏军就开始重新加固和修复要塞的这个主体部分。但是这个特别逗逼的是什么呢？就是修筑这个要塞防御工事的这个任务啊，被交给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部队，是吧？内务人民委员部咱们讲过啊，这帮人主要干的事儿就是大清洗，对吧？抓人、杀人，干这事儿可以。这个但是当工兵，你让他建要塞，这活太难为他们了，咋办啊？咱是干啥的？ 咱是抓人的、杀人的，咱是干这个的，是吧？咱咱踢摊儿可以，是吧？烤白薯炉子一脚踹了，我干这个行，是吧？你让我修要塞，我不是干这个的，我是吃早点的，我不是卖早点的，是吧？那怎么办呢？人是俄国唯一过剩的资源，对吧？那咱干不了，咱找人干，找谁干？抓人呢，是吧？咱最擅长的是抓人呢，抓来人让他们干不就完了吗？是吧？苏联啥都缺，就是不缺犯人。 是吧？那劳动营里边，的集中营里有的是人，所以把这帮人弄来，给我干活修这要塞。但是你想，这帮人有了今儿没了明儿，对吧？不定哪天就枪毙了，吃不饱穿不暖，是吧？吃了上顿没下顿，意志消沉。你让这帮人干活，这个施工的效率跟工程的质量可想而知啊！就给你磨洋工呗，对吧？所以苏德战争爆发的时候。 这个要塞的很多工事都没有完工，很多地方应该放置重型火力的，仍然是空空荡荡。造成的结果呢，就是一些守卫要塞的部队没有重武器，防空部队没有高射炮，这个炮兵部队没有大炮。朋友来了有好酒，豺狼来了有猎枪。这回豺狼真来了，你只能拿猎枪跟人干了。 你想，这个布列斯特要塞乃兵家必争之地，德国人肯定是要百般关照。早在德军总参谋部制定这个巴巴罗萨作战计划的时候，就对布列斯特要塞进行了周密的考虑和侦查。根据希特勒的设想啊，咱们说，德军入侵苏联的部队分成三个集团军群，中央集团军群的任务是越过布格河，占领明斯克。 一路向东，兵锋直指莫斯科，所以在考虑中央集团军群的主攻方向上，德军总参谋部对布里斯特要塞这样的咽喉要道不可能没有顾虑啊。所以，中央集团军群的实力比北方集团军群和南方集团军群强出了不少啊。其中这个最呃牛逼的地方就是主力的主力，就是配备有古德里安的第二装甲集群。 啊，所以德军在经过严密的空中侦察之后，发现了布列斯特北部茂密的森林不适合坦克快速推进，就跟这个阿登森林似的，是吧？这个坦克都得单排一辆一辆的顺次通过，不定啥时候能钻得出来呢，是吧？而那个布列斯特要塞的南部就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啊，这个普利皮亚季大沼泽，这就更不能考虑了。 只有这个地方才是坦克纵队突破的有利位置，所以这个呃，德军空军一侦察也发现啊，苏军的要塞攻势修筑非常的缓慢，进展缓慢，而且呢，要塞没有能力阻止要塞外的交通要道，更不可能对要塞北部数公里之遥的华沙莫斯科铁路啊和布列斯特火车站构成威胁，因此德军就制定了这么一个作战计划。 用配备重型火力的步兵部队围困和消灭要塞的守卫的苏军装甲部队，在要塞北部迂回前进。后来的这个战斗开始的状态表明，德军总参谋部的预见是非常准确的。啊德国人非常的精密啊，特别擅长这种图上作业。 当时呢，这个德军总参谋部啊，把攻克布列斯特要塞的光荣任务交给了第四十五步兵师。这支部队来头不简单。这个第四十五步兵师啊，前身原来是奥地利军队的第四师。德国跟奥地利合并之后，被德军呢改编为第四十五步兵师。奥地利军队啊，总体来说呢。 战斗力一般啊，一战的时候给大家留下的印象啊，他只能这个对付百战百败的意大利人，然后打别的国家都没戏。但是呢，奥地利南部山地州的部队非常这个骁勇善战，所以我们看这个二战时候的这个奥吉德军将领啊，比如说最著名的这个伦都利克大将啊，还有更加著名的纳粹特种兵指挥官救出这个墨索里尼的这个斯科尔兹内上校啊，非常能打，都是奥地利人。 三九年波兰战役当中呢，这个第四十五步兵师就配属这个隆德斯泰特指挥的南线集群，担任这个先头部队，在炎热的天气当中，十三天徒步行军四百公里。咱们讲那个时候德国步兵也是步兵，两条腿儿靠十一路前进是吧？平均每天三十公里，你想想是吧？这这个速度是真可以啊，六十里地啊是吧？而且在整个战役当中是吧？ 只有一百五十八人阵亡，那那就是就死了一个连嘛，是吧？所以给德军总参谋部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四零年法国战役当中，第四十五师是第一个踏着正步进入巴黎，从埃菲尔铁塔下经过的部队，立下赫赫战功，是德军当中名副其实的英雄部队啊！所以到了这个四一年六月。 啊，四十五师呢就配给了德国中央集团军群当中最强大的古德里安第二装甲集群第十二军啊，在巴巴罗萨第一天啊，这个行动的第一天就给了他这么一个光荣的任务，要迅速拿下布列斯特要塞。而且呢，为了配合第四十五师占领要塞，德国总参谋部制定了强大的火力支援计划，给这个第四十五步兵师。 配来了十二个炮兵分队，并且呢，从第四化学特种团派来了九个六膛火箭炮分队，还动用了数门巨大的这个卡尔旧炮。卡尔旧炮啊，是德国莱茵金属公司专门为了这个攻打马奇诺防线研发的。什么叫旧炮呢？旧炮其实就是超大个的迫击炮啊，就是它这个可以。 发射的这个炮弹弹道比较曲射，一般就是用来这个攻城的。这种炮非常古老，一四五三年奥斯曼土耳其攻克这个君士坦丁堡的时候，这个旧炮就已经投入使用了，是吧？这个炮筒很短，蹲在地上，看着就像就像一个大炮仗呢，放二踢脚那种装置的，哎，口径非常巨大，六百毫米啊，搁在地上啊，然后往这个城里边打。 那么这本来是为了对付马奇诺防线的，啊这个因为他正好可以把这炮弹打到这个防线堡垒的顶上啊，结果马奇诺防线没打，绕过去了啊，所以这炮英雄无用武之地。现在要打布列斯特要塞，就把这个炮专门给运到了这个前线啊。这么一门大炮啊，六百毫米口径，你想想，超过半米，女孩并排能钻进去俩，你想想是吧？这么大个的这个炮。 它的重量也是可想而知了，一百二十四吨重啊！这么一门炮，一共就生产了六门啊！这个德国人还给每门大炮都起了名字啊，亚当、夏娃，这个人类的两个祖师爷啊，本来在伊甸园啊，光着屁股耍的挺爽啊，没吃没喝啊，就摘了一个苹果就被上帝给逐出去了啊，就跟弼马温偷蟠桃的感觉是一样的。然后就奥丁。 索尔啊，现在不是电影里正演着，拿大锤子呜扔出去，哗弄回来，是吧？这就是北欧的神啊！你说德国人不懂幽默，不是啊，是吧？你奥丁、索尔，这雷神呐啊！雷神命名的大炮，这可以理解，是吧？这大锤子弄出去，咣砸人。你这亚当、夏娃俩，你弄成这大炮，你这个不可思议。这家这这亚当脾气也忒大了，一门炮弹二点一七吨重，这炮弹就是不爆炸下来拍，你看啊。 是吧？我估计这弹坑也得几平方米，所以德国人把这个弄到前线啊，这就非常费劲。这一门炮得好，的上千人伺候的。然后德国空军也为进攻堡垒的战斗提供了必要的空中火力支援。斯图卡俯冲轰炸机挂载了五百公斤重的航弹。今天啊，咱要说这五百公斤重的炸弹是微型炸弹，是吧？今天美国。 轰炸机扔的那最大的炸弹，一枚就重九点一四吨，是吧？那会儿飞机才多重，都没九吨，对，所以五百公斤就已经是巨型航弹了。扔到这个要塞顶上，啊，就这玩意儿一爆炸，要塞不塌，里边人都震死了，啊就是靠这个冲击波就能把你震死。另外呢，总参谋部还指定。 十二军剩下的两个步兵师，除了四十五师，还有两个步兵师嘛？剩下的啊，要从要塞的侧翼进行辅助性攻击，有红花有绿叶，你们俩得当绿叶，为这个四十五师这个提供一切的支援啊。然后古德里安的第二装甲集群奉令为四十五师提供一切必要的战斗支援。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快去微信关注“寻迹讲堂”。